回来了，爸，我给你擦擦身。 今天怎么一直不说话？他不疼了吗？ 怀上原著，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三季最终话。 全手全脚的，怎么来福利院三四年了都没人收养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他大半个村的人都抽白面，他家抽的死光光了，谁知道有没有病啊？都不敢跟他沾。杨婷，过来，有人找你。是你，我来接你了。 江婷，说你永远不背叛我，我就带你走。背叛你？医生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用什么备，什么药都可以，你冷静点，医生。什么，我都可以安。排，用一切代价，我要他活着。我们会竭尽全力的。你冷静点。 先生，您乱看医生，一定要救他，一定要救他！求求，求求你！唐医生，拜托您了。我们一定尽力，救军。通知手术室，马上准备手术。救军，将军，将军，你开心吗？将军。 开不开心？我我，你不够开心。给这几个绑匪多打两只。是，少爷。开心，我开心。 这几个绑匪终于得到了惩罚，再也不会有人敢对我们下手了。你看，不论是控制还是摧毁一个人，都那么简单，真令人着迷。 <laughs> 你会想我吗？我要去美国了。美国，你要在这里好好等我哦。 我一定能带回非常厉害的新药，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到时候，那帮敢对我指手画脚的老头，都要被我指挥，听我号令。我将是他们的国王，只有你是与我平起平坐的兄弟，只有你是我的兄弟。 这次通州建宁联合缉毒行动非常成功，你们建宁真是后生可畏呀！ <laughs> 哎，还是要靠江支队长指挥得当，调度有方啊！ <laughs> 赵副局，我敬您一杯。玉 <laughs> 局来了，哟，吕局，吕局，回头咱约盘棋啊！好说好说。 那小子跑哪儿去了？呃，魏父，在呢，我在呢。一会儿就跟人敬个酒？江队，二等功最后轮得到你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这就去。哎，你等一下。江婷，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新药吗？那个，我带着他回来了。江队，我我知道了，去吧。嗯，去吧。 传统生物碱终将被合成品所取代。江婷，抛弃乌吞吧，他注定活不久了。未来是我和你的。严贤，你小子怎么那么急？没看江队正在打电话吗？严哥，这边。得了，去跟他们喝酒吧。快过来。来了。走走走。 严哥，你可是今日主角，快喝酒啊！别喜，我不能过去，不能把他拉进我的噩梦，他应该在正常的世界里。 神经，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江婷，你醒醒。开颅的风险非常大，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江哥，求求你，江队，醒过来啊！江哥，救！江队，江队，江队。嗯，是谁在叫我？江队，江队，江队。江队，大家约好下班去老李家看球。 你去吗？晚上有事，就不去了。哎，江队，周末火锅走起，你去吗？你们玩吧，我还有其他事。那我们走了，走了，江队。 江婷，你在做什么？加班。这么晚了，加班做什么？我们有一批差价被分局抓了，跟上次胡伟生的事一样。你想办法疏通一下，别让蓝金被警方察觉。好。你最近加班太多了，得注意身体。 你们市局附近雅诗园有套公寓，一区 B 栋七零一，是专门为你准备的。以后加班晚了，可以过去睡一觉；或者见人办事不方便，也可以去那边处理。知道了。黑桃 K。 Господи. 明日交易时，所有大火及火力武装将运送至生态园基地。红星 Q，别局，我已经用红星 Q 的身份把信息发给铆钉了。 天以后，黑桃 K 将从地下世界销声匿迹，也不会有人知道这世上曾经出现过一个红心 Q。宫州禁毒支队长江婷和贩毒集团没有丝毫的联系。雅致园一区 B 栋701室将成为户主不明的黑房，直到几年或十几年后。 随着拆迁化为废墟，噩梦终将醒来，所有的罪恶都会结束。江队，忙了半个月了，明天行动结束以后，大家想出去喝酒，你来吧。 我突然答应聚餐，他们会不会觉得太奇怪？他们会不会不自在？等明天见面再试探着问问吧。 <laughs> 明天再说。 枪啊，江婷，你已经看不见我了。 <laughs> 开枪吧，是杀死我还是杀死姓严的？你不敢赌一把试试？江 行动结束了，跟我们喝酒去吧。哎，是啊，江队，别总是整天忙工作了，跟他回去。是啊，快来吧。 <laughs> 好。哎，你慢一点，等等我。走了，啊，江队。哎，不是答应带我一起去的吗？你们等等我啊，等等我。 让我，让我跟你们一起走，别丢下我一个。我一直都，我一直都想跟你们一起走。不行啊，江队，这一次。 我们是真的要走了， <laughs> 以后总有一天还是可以见面的。是啊，你已经为大伙报仇了，快回去吧。可是，不要留我一个，别留下我一个人。 <laughs> 没有啊，你早就不是一个人了，没发现吗？什什么？ 江婷，回家吧。叶西，那江队就拜托你了。 <laughs> 再见了，江队，再见。总有一天会再见的，总会有那么一天的。快回去吧。 我明白的。 姓严的真是一路把我们江哥抱回来的，对啊，省里调了直升机，连夜把重伤员送回建宁第一人民医院。结果严哥抱着江队，愣是哭着不撒手，进了医院大门还不愿意上推床，一定要拉着江队的手，亲自送他进手术室。严队妈妈到的时候，看他那镜头，还以为旅局谎报伤情了呢。啊？那他这么活蹦乱跳的，怎么还是进了 ICU 啊？ 医生后来说，他是坠崖造成的冲击内伤，当时可能完全没有感觉，事后却会突然发生非常危险的情况，全靠严队的爸爸当机立断把他摁去做检查，果然没过几分钟，严队就开始大口卡血，昏过去了。还好他底子好，脱离危险以后就恢复的特别快了，第二天上午就转到了普通病房，等到了第三天晚上，就可以自己颤颤巍巍的扶着走廊墙扒 ICU 大门去了。 可怜我江哥脑子里头那块淤血就像定时炸弹，跳崖之后不知道撞了哪里，触发了那块淤血，接连做了两次开颅手术，还昏迷了那么久才醒过来，总算是有惊无险，阿弥陀佛。哎，妹妹姐，你知道不？江队的手术是严队以家属身份签字的， <laughs> 他算哪门子家属？之前江哥昏迷三年的时候，还是我签的字呢。 算了，姓严的签就签吧。江哥能醒过来，也有那么一小小小小小部分是靠他砸钱砸出来的。江哥，严队，江队，怎么怎么又来了？医生说了，江婷现在要少用眼，她现在除了我谁都不会看的。你们来干嘛？你啊，我们的几样水果，妹妹姐还给江哥煲了点养生粥。东西留下，人赶紧走。 江婷，我给你盛点粥。江哥，你稍微离姓严的远一点，他这个人行为举止怪异，别把你也带歪了，多影响你高大正面的形象啊！我觉得很正常啊。来来，江婷，趁热喝啊！你把江哥摁在床上一口口喂饭，这哪里正常？江哥，你说是不是？ 小梅，你这粥熬得不错。江哥，你哎，嫁出去的江哥泼出去的水，已经彻底拉不回来了。你今天感觉好点没？伤口还疼吗？他好多了，哎呀，没什么事儿，赶紧回去吧，不要打扰我们了。你，我今天不走了，还叫我要陪床。韩小梅。 啊，妹妹姐，不是说好看过江队和严哥之后要和我一起逛街的吗？哎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妹妹姐，江队你们好好养伤，我们走了。韩小梅，走了，妹妹姐，逛街去了。啊。哼。 <laughs> 来来来，江婷，喝粥。你呀。 行，你不他，让我进来，我帮你。哎，叶袭，我都休养三个多礼拜了，上个厕所还不能自理吗？我这不是担心……哎哎，外面等着。眼角竟然都有细纹了。 原来我这么快就三十多岁了吗？嗯，哎，媳妇儿，你好了没有啊？你是掉进马桶里了吗？要不我抱你出来。来了。 怎么了？哎，你就是掉进马桶起不来了是吧？现在知道老公的重要性了吧？身体还没恢复呢，就闹着要自己上厕。呃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我去叫医生。我的头发呢？哈哈哈哈。 我后脑勺的头发怎么全都没了？ <laughs> 手术需要。 <laughs>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哎，有什么好悲愤的？你这样也很好看呢。 <laughs> 哎，你看，我还给你拍了照片呢。你看这张，是不是特别可爱？那我这段时间见过的所有人，嗯，没错。你看。 大家不都没说什么吗？连我局法医主任二狗同志都称赞了一下你圆润的头型和完美的人骨。马翔还说你光溜溜的样子，呃， <clears throat> 你头皮光溜溜的样子很可爱，不再那么高冷，突然变得很有人气了呢。你为什么不给我戴顶帽子啊？因为我已经把照片发到市局聊天群里去了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爱的不是肤浅的外表，哪怕有一天。 你秃了，老了，地中海了，我爱的都是你高洁的灵魂。你给老子滚出去！哎哎哎哎，别打别打！哎，媳妇儿，你别生气嘛。哎，哎，江队，别这么害羞嘛，江队。放心，你躺着的时候没人看得出来。 哎，快给我开开门！看不到你漂亮的脸蛋，我要窒息了！哎，快！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哎，丢人！快进来！哎呀，笑死我了！来，快给我一个爱的抱抱！哎，干嘛？哎，快放我下！别动！门还开着呢，抱你躺着去。 李局，陈处，这是有何贵干呢？这是审厅陈处长，这位是公州市局胡副局长，是来找我的吧？对，关于江队以前在公州主办过的一些案子，以及三年前岳广平案中商议的具体情况，虽然江队。 已经向 S 省公安厅方面交代过了，也取得了一定的谅解和信任，但是到底，还是需要向公州方面做一下最终的解释和说明。另外，齐思浩的事，也做些笔录，好回去研究处理方法。嗯，考虑到江队受伤比较严重的原因，陈处呢，作为我们 S 省方面的特派协助。 会帮江队一起向胡副局长梳理这个情况的。那个严邪啊，你跟我来吧。这里就暂时交给他们了。江婷这次去卧底前，已经拿到刘厅亲自签署的决限书和应急情况解决办法。所以呢，你比陈初的主意还多不成？要不陈初的位置你来做好不好啊？呃，我没事的，你去吧。 嗯，哎呀，走吧，走吧，啊！呃，江队长，那就麻烦您了。江队长，为了问询需要，我们会进行全程录音。啊，可以开始了。 关于一零零九行动之前，我和岳广平局长的暗中计划，以及我们当时对内部腐败现象的调查，当时具体情况是这样的。走吧，我们去楼上看看秦川。啊，呃。 绿军，齐四号的事会很麻烦吗？如果他只是偷卖代销毁赃物，会很麻烦。但是呢，他还卖了高纯度的蓝金，量刑就完全不同了。而且卧底的任务级别和难度越大，拥有的权限就越高。江婷出发前，刘婷许诺既往不咎，事急从权。所以现在啊。 就算宫州想再做文章，也不好往死里打刘婷的脸。毕竟他们的小辫子还有一大把呢。更何况，你和杨妹不都说，没看清齐思浩到底是被谁打死的吗？哼。 <laughs> 玉娟，严队，好，我们进去看看嫌疑人。 你们继续守着。是是。按你之前请求的那样，单人特护病房，医药都是几倍超额配给。回头啊，你把超出的费用给结一下。啊。不过他至今没有任何清醒的迹象。 应该是颅脑损伤的缘故。这个啊，医生也解释不了原因。如果一直不醒的话，那就要看他有没有江队那样死而复生的好运气了。他之前被金杰狠狠的撞过头部，可能就是那时留下的伤。 对他来说，也许一直昏迷着反而比较好吧。不过呢，他知道文少集团内部很多秘密，对我们的后续侦查还是很有意义的。而且只有他醒来才能接受审判，功也好，过也好，总要在法律面前有个交代，对被害人也得有个说法。他害我那次，我愿意出量解束。小心，还有刀。 不是两次吗？一次，药酒下毒，江阳县袭警那次，主谋不是他，买通显生荣的是金杰。哦，老秦是聪明人呐。当时他应该已经跟文少有了一旦入狱要救他出来的约定，但文少只负责吩咐。 实际操作的还是金杰，爆炸劫狱这种事，弄不好就成了杀人灭口。老秦主动帮金杰顶个锅，属于无奈之下的示好。反正他身上也不差这一桩事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岳广平那把尸枪，三年来一直在金杰手里，否则那天在秦川家，他攻击你和江婷的时候，为什么没动那把枪？哦。 其实他这招还挺聪明的。江婷后来说，在缅甸的时候，他跟金杰一直处的还不错，应该就是这件事埋下了影子吧。哎，清本佳人，奈何做贼？哎，如果如果老金醒来，主动配合调查，提供情报，您觉得法院那边？ 这个不好说。公职人员知法犯法，十年起步，终身到顶吧。哦对了，说起这个，方正红受过你的恩，嘴上不说，心里还是挺感谢的。如果你要求的话呢，或许他也愿意出个谅解书，对秦川的量刑会有帮助。 你觉得呢？哎，算了。怎么？秦川在最后的围剿行动中是有功的。如果不是他，第二波爆炸会更加提早。康师傅那一组特警和卧底估计得当场交代在那儿。另外，他几乎是用生命代价拖住金杰。虽然当时你已经预料到峡口有第三波炸弹，并且已经把防爆小组派到那里开始拆弹了。 但如果没有他打那十几分钟的时间差，警方的损失只会比现在更大。嗯，的确，除了起到实际作用之外，他还试图让黑桃 K 错过最佳逃跑机会，令警方有时间冲上来包围车队，然后趁黑桃 K 自顾不暇的时候，亲手从身后给他致命一击。虽然这个方案失败了，但主观上的积极意识也是确实存在的。 那跟老方的事又有什么？我愿意做一切努力去请求法院考虑到那些立功表现，但有些事人力不可为。如果老方就谅解书的事来找我，那么我会开口求他；可如果我主动去提，对那些无辜遭殃的人来说，公平又在哪里呢？嗯，哈哈。 走吧，我们去医师那看看他的后续治疗方案。等江队那边完事了，咱们再回去。江婷。 你的情况非常复杂，公州市局会仔细研究处理办法。在此期间，我明白，我完全服从组织处理。嗯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那我送送您二位吧。你身体还没好，躺着吧。没事，医生说要多走走，有利于康复。 老吕，这么巧啊！ <laughs> 是啊，掐着点儿呢。严邪这小子急呀。江婷，怎么样？嗯，那正好一起走了。江婷的事儿，就麻烦胡副局长多费心了。 我们都知道，江婷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打击吴吞文少特大贩毒团伙。就麻烦陈处和胡副局多费心了。哎，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哎，应该的。陈处、胡副局，谢谢了。没事。行了，严喜，一会儿到楼下你们就回去吧。哎，成天不干正事，休息好了早点出院。 十多本案卷还等着季度总结，老魏正寻思着找茬骂呢。哎，知道知道。什么情况？哎，呦，儿跑了？接着偷猜呀！大家都让让，哎，大家都让让，让让让让！什么不好意思，让让让让。李局，李哥，不好了，怎么回事？嫌疑人，嫌疑人秦川，他他跑了。 也忒足了，嗯，好喝就多喝点。我回来了，嗯，正好，一会儿我得回不夜宫了，你接班啊。哎，江婷，你在看什么？那，狗主人签名版，DNA 假计划在法医实践中的意义。 <laughs> 秦川有消息了吗？没有。 虽然那天出事后半小时内就布控了，但还是没拦住的。 <laughs> 就只在城北高速路口找到一个很模糊的影子。 <laughs> 他当时还扬了扬手，马香说他是在跟我们告别。 <laughs> 哎，你说，他前一刻还死蛇一样躺在病床上，连主治大夫都说他还在昏迷，怎么偏偏我和李局却看了眼脑 CT 的功夫？ 就从眼皮底下跑了，哎，刚刚吕局还分析说，也许是因为一直在等你吧，啊，啊什么啊？你想想，咱们那天在他病床前说话的时候，其实他一直醒着，一字不漏的全听在耳朵里。等我们这边出门，他那边立刻爬起来逃跑，你觉得这怎么解释？ 既然那么不想坐牢，为什么当初要鬼迷心窍呢？秦川这个人呐，他性格中是有正义、忠诚那一面的，是我没有尽到引导的责任呐。老岳刚走那阵子，我怀疑过他，那时其实还来得及悬崖勒马。 但他表现的太游刃有余了，从来没有固定下来的时候，自始至终都在变化。 <laughs> 老了，老了，我会把他抓回来的。等你，等你干什么？ 姓秦的跑路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策划的，很可能是有同伙接应。之所以选择那天，只是因为恰好时机成熟，哪来那么多有的没的？嗯嗯嗯，就是。瞧你这出息，还喝还喝！这是我让人包给你江哥补身体的，怎么都让你喝了？看你这俩月胖了一圈。 头也不洗了，妆也不化了，以后还想不想嫁人啊？嫁人干嘛？老娘一个人过也挺好，赚钱买包、买房、买珠宝，周末跟海小梅一道去吃大餐、上瑜伽班，比什么不强？虽然，但是没有但是，午夜宫的利润一年翻三番，老娘有的是钱。哼，你这。 碗和保温瓶我拿回去洗了啊，晚上给江哥盛鸡丝粥过来。江哥，走了啊。嗯。秦川的协查通告发了吗？啊，早发了，不发还等过年呢。不过他很可能已经逃出 S 省了，短时期内抓回的希望。 还是比较渺茫了吧？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出国。出国？嗯。秦川这个人做事不做绝，习惯借刀杀人，喜欢留后手。除了王新业之外，我估计他还有其他联络人，可能早就给自己铺了不止一条后路。这样啊。 我觉得你们早该看清楚这点。秦川人格里的善和恶是流动不定的。文少之所以引诱他下水，不仅因为他是岳广平的独生子，更因为他们都喜欢那种将邪恶控制在手上的感觉。秦川故意当着我的面问阿杰要回那把九二警枪时，用枪口虚指阿杰的头，作势要打。 丝毫不顾阿杰已经起了疑心，因为他享受那种在重重人心中火中取栗的刺激感。跟文少相比，秦川心里只是多了道紧箍咒而已。最好能尽早把他绳之以法，否则我怕他很可能会在外力的作用下，发展成第二个黑桃 K。 可我觉得他心里多的并不仅仅是一道紧箍咒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。等将来我亲手把他抓回来，应该就能见分晓了。啊，不说这些了。听说山武省厅的人又来找你了，这半个多月都来好几趟了，有完没完呢？没事，哪怕真坐几年牢，我也不怕。把狗力的最新著作，还有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。 带进看守所里，等刑满释放时，我就是个多才多艺的掌刀法师了。唉，要是真有那万一，老公别的做不到，一定给你申请个保外就医。放心吧。 婷婷，我妈说她明天过来。好啊，喝点水。对了，你和阿姨说别带汤了。出院这一个多月，阿姨每两天就送一次汤过来，我真的喝不动了。我身体已经没事了。行，我跟我妈说一声。 你别惦记着剪寸头了，之前那是手术没办法。你看你现在新长的头发，又黑又亮，多好啊！行了，我就说了一句还是短的头发更利落，你就紧张成这样，我不剪了还不行吗？哎，你怎么又走了？陪老公洗个碗怎么了？我去称个重，出院一个多月，每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肯定胖了不少。你之前遭了那么多罪，可不得好好养回来。 林心，你之前答应过我，重五斤就带我去宫州的。过来看，嗯，是重了，养肥了，可以吃肉了。去你的！昨天复查的时候，医生也说可以出去走走的。哎，说好了，带我去宫州烈士陵园的。 明天吧，明天天气好，咱们一起去。 <laughs> 现在，叶璇，叶璇，你，你放我下来，哎，放我下来，别动，别动。 你身体真的没问题吗？要不咱们回去再养养。你这群兄弟一直在这等你，又不会跑，我们以后再来也可以啊。别担心，我没事。爆炸案发生以后，我很少来这里。 因为我不知道该以什么身份、什么心情面对他。躺在这里的每一个，都是曾经跟我并肩战斗的兄弟。 直到今天，我才能跟他们说一句：你们没有白白牺牲。我把凶手绳之以法了。那我给你找个马扎坐会儿吧，你哪能站那么久啊？你坐下来跟他们好好聊会儿，行不？ 我坐台阶上就行，叶贤，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，晚点再出去找你。嗯。 李局，喂，你在哪儿招猫逗狗呢？红州。 <laughs> 李局，我这假可是你亲自批的。部里对江婷的处理意见批下来了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到了最后，还是多亏了老岳呀。怎么？江婷所有可能出现的典礼，枪杀齐思浩倒不算太严重，因为齐思浩当时已经投靠了黑桃 K。 并向毒贩出卖了你的存在，所以这一点是有可争议之处的。真正严重的，是他早年刚加入警队的时候，为吴吞办过一些事，以及受黑桃 K 吩咐掩护过几个拆家，比如胡伟胜，还有一些当年他对外宣职殉职之后，被公州上层顺势扣上的锅，现在已经完全说不清了。S 省厅。 咱们市局和公州市局三方面争论了两个多月，最后惊动了公安部，派人下来彻查，搜出了很多他被人栽赃的证据，而且发现，早年那些纰漏已经被人用各种手段补上了。是岳广平？对，江婷跟他坦诚身份，并提出一零零九计划后，岳广平呢，把他早年所有的问题案卷都翻出来了。 补上了皮示和钳子，把锅扛在自己身上，为的呀，就是在这种时候给他围起最后一片缓冲余地。哎呀，老岳他呀，逝者已去，余音尚存呐。哦，那组织上对江田的处理？ 头，让江婷自己引咎辞职吧。 <sighs> 那就是要开除警察队伍了。江婷，她，我明白了。嗯，你慢慢跟他说，让他呢也别太难过。不管怎么说，不用公诉入狱，也算是个好消息了。好。 我去跟他说。 不是说我一会儿就去找你吗？怎么又进来了？啊是这样的，刚才吕局打来电话，他说。 让让围啊！让让啊，让让！严哥，请不要上千家寺，你这边怎么样了？哼， <laughs> 我知道劫匪会因为分赃不均内讧起来，但能闹出人命，还他妈真没想到。好，立刻发出协查通告，给火车站、汽车站、收费站、交警大队调今晚六点到九点间，禹城路北段监控视频，送交物证技术组。是。阿翔。 那批失窃的钻石妖嘛，拿来给痕检做对比。马上，我二狗呢？法医到了没有？谁是你二狗？叫狗主任。主任。 <laughs> 哎，你们江老师怎么还没到？已经通知过他现场地址了。不过学校离这儿有点远，应该一会儿就能到。江老师现在可是我们建宁警校侦查系的明星副教授，听说学员们都正在学他的课呢。是啊。 也只有我们严队能请得动这尊大神了。啊，来了来了，江老师到了。林贤，走吧，去看现场。晋江文学城，怀上原著。 猫耳 FM、升气球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，一路相伴，感恩有你。 只灰色的网，看不清黎明前的窗。 这部剧的正剧到这里就完结了，感谢主力老师三年以来的辛苦演绎，感谢全体 CV 老师的付出和配合，感谢全体剧组 staff 成员的三年以来的一点一滴的辛劳，磨成了这一部剧，嗯，非常感谢大家对破云小说原文的鼎力支持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谢谢。